常常的打击，打击也要创造一个安定、和该这么一个环境。这个环境怎么创造呢？非常容易，那就是打击有打击的规矩，人人都能够循规蹈矩。 这个环境呢，就和该就安定，有益于我们用功办道。否则，就会就会出现许许多多的这些个麻烦、烦恼啊。创造这个条件的办法。 在他打气之前，就跟大家一再交代，啊，可以可以说是千叮咛万嘱咐，希望大家要合作呢，要配合呢。嗯，这个讲话，这是我们用功修行办道的人呢最大的一个忌讳 啊，你不要跟他讲话呀！我这个讲话，我长的这个嘴就是给我讲话的。要不让我讲话，人家不会把我当个哑巴嘛？ <clears throat> 把你当个哑巴有什么不好啊？ 你要想修，想要想修，啊，要想成就，恐怕这一点要特别要注意。 <coughs> 修净土宗的上界说：“少说一句话，多念一声佛。说一声话就是打一个妄想，就是造一个罪。” 修净土法门是这个样子，难道说我们禅宗参禅就不是这个样子吗？到了打七就不是这个样子吗？我看这一点，每个人都应该有自知之明。我在进入打七的时间， <clears throat> 我究竟说了多少话？该不该我说的？ 从很多的迹象看呢，就这一点，还不能够尽如人意。啊，这个条件要创造条件呢，不然的话怎么打击啊？讲话。 不许讲话，这是一个代表的这么个名词儿。 <clears throat> 那么写文字呢？写文字也是讲话呀。嗯，我不讲，我会写。啊，一天到晚写。 那不是讲话是什么呢？哎，因为你写的东西不是给自己看的，是给别人看的。别人要看你这个东西做什么呢？这都是我们禅堂里向在打气的时间，这些个怪现象。 啊，说的好听点呢，就是不正常的现象。难道说不应该引引起我们大家的注意吗？嗯。 虽然这些个现象看起来是微不足道的，啊，但是它能够扰乱我们的道心，扰乱我们打棋的秩序。打棋不许讲话，你不要讲话，要你讲话算什么？哎，你没有也没请你当扳手。 也没请你当围络，你要讲什么话呢？这个毛病，啊，求求大家呀，啊，哎，配合长度上，把这个棋打好。 说你们不听，求求你们总可以吧？你有没有道心，就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来。出入往返，绝对进入禅堂，听不到有一个人讲一句话。你要是用功的人， <laughs> 哎。 那个就是就打十个七，没有看见过这个人的眼睛珠子什么样子，但是你们不行啊，出入往返，东张西望，啊，过堂也是东张西望，哪里有一个用功的样子呢？样子都没有，你要说这个样子能够开悟，岂不是笑话吗？ 那么这个漆做什么用的？打的什么漆啊？白打的？打漆作为一个道场，啊，这个道场啊，可不是社会上那个自由市场做生意做买卖的，是不是有个别的人趁着打漆的这个期间，哦？ 十方同聚会都来了，嗯，嗯正好有的对象了，啊，想出方法出来，嗯谈谈说说你是哪儿来的，你到什么地方去啊？你家里怎么样的那还没有吗？那你是来做什么的？来打气的还是做生意做买卖的？来谈交易的？哎，他说我那个小庙 不得人呐，人少了。他说：“你打过去以后，到我这儿去帮忙去。”啊，这些个现象，这是在任何地方最忌讳的。有这些个事情，赶快要改。长处上。 要插脚到，那也不答应的。你来打气的，啊，你还是来车岗子的、抢角的。哎，你不能怪常州上，开口跟我们讲规矩，闭口讲规矩，哪里这么多的规矩啊？啊，有人说的好啊，到了八十年代了，还规矩呢，啊。 八十年代没得规矩，八十年代就没得生死了吗？要是八十年代没得生死，那么就可以没得规矩。如果到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生死仍然是有的，这个规矩呢一直要讲下去。那这个不矛盾呢？这怪事情啊，这件事情都说不到。 嗯，所以丛林下第一个大忌讳就是不准创了啊！创了做什么？嗯，这个打时子为什么要创了呢？每一个人都能够遵守这一点，那个搞么事？不要说这开悟了，哎，成佛都有余了，也叫做，也可以说天下太平。 我们现在在这打击，就是因为天下不太平啊，嗯，什么天下不太平啊？就是你那个心地不太平，最起码的这个要求都达不到，哎，不要说提高了，高了更干没这门了。 你那个讲话讲些什么了？啊，讲的把哪个听的？写那个东西写的把哪个看的？人家要看不要看呐？啊，一个钱都不值。大产期这叫精进产期啊，说一句现代的语言。 传奇这个道场，也叫个纪检站。现在有那些个有些个，呃，什么工厂的像啊，什么呃，出生产这产品呐，合格不合格啦，都要技术检验。纪检站技术检验。那么这个禅堂打七的时候，这个禅堂就是个检，就是个纪检站。 对于每个人进行检验，是真的合格的，还是假的不合格的，啊，什么等外品呐，什么次品呐，处理品呐，就在这个禅堂里下也要进行检验。这不很现成的吗？你这个人跟人家不一样。 什么地方不一样？还是你的道行好，跟人家不一样啊？还是你的魔障多，跟人家不一样？一检验就出来了。不怕不识货，就怕货比货啊！啊，见其外而知其内，你这个人有道没有道？ 明眼人，你在他面前走一步路，他就晓得了，这是怪事情啊！啊，就像那个社会上练武的、练功的，你这个人有功夫没得功夫，那个明他们的行家呢，一看就晓得了，啊，不要你动手动脚。 啊，这中文下这事情也是这个样子，不要你开口啊。所以古人讲是相逢不粘处，举意便知有。你看看，啊，像这种境界。我们走走对面，你不要讲话，啊，你一动一个念头，他就晓得了，叫做举意便知有。 嗯，难道说我们这个禅堂里有这么多的人出入往返，啊，跑香坐香，你有道没有道，一目了然。要求有一个合盖的这么个环境呢，就是每一个人都不能够。 造次啊，这不能跟大家不一样。如果说人人都不能都不会都不讲话，你也不跟我讲话，我也不跟你讲话，我看这个这个烦恼啊就没有了，那还什么烦恼呢？烦恼都因为多开口啊。 啊，儒教的上是上界讲，处事戒多言，言多必失。而且你那个开口也不是都是讲的道，有些人呢就是话多，啊，就是话多。 一天到晚，每只虾啊，大家都不许讲话，出入往返不许讲话，回到疗房去不许讲话，大小家房不许讲话，人人能做到这一点，我们这个传统家就不要开悟，啊，就这种行为，啊，就可以为天下人的模范。 啊，也只有这个样子，你才能够入道呢，不然你的功怎么用呢？啊，说说我开了悟了，不是笑话吗？开什么悟啊？啊，说我们上次讲的，那是经中讲的，不是我讲的，我是不会，我是没的这个，呃 不是我讲的，这修行的人为什么会常常会走错路，会走到歪路上去，啊，甚至于遭警戒？为什么呢？那佛有明慧，清净明慧。 皆因为不知道有两个根本，所以诸修行人不能得成无上菩提，乃至变成声闻圆觉，皆因不知二种根本错乱修行。一个是生死根本，一个是无始菩提涅盘。这个如果一个人作为一个众生造业。 啊，那还有救啊，还好救。知见错了，哎呀，那就难救了。所以古人讲，宁可千生不悟，不可以一世遭魔。那个遭魔的人，他不认为我自己是遭魔的，他认为我是完全正确的。 他说：“你们这些人，哎不承认我，你们才都是魔王呢。他自己认为自己是正确的，佛也没有办法呀。知见错了，哎，所以古人讲的，宁可千生不悟，说说我这个参禅，我这一辈子没开悟，啊，我下一辈子还没开悟，我这个生生世世不得开悟，没得关不关系，没得关系的。” 怕什么呢？啊，到的时候会开悟的。那开悟也不能求啊，求也求不到的，越求越不得开悟。不开悟，他还有一个开悟的机会，始终给你留在那个地方，跑不掉的。 要是着了魔呢，就麻烦了。哎，伏佛罪没办法。 <clears throat> 怪不得人家客观上老是说，这个禅宗啊，这个禅堂不能住，哦一住禅堂一用功就着魔了。哪能怪禅堂啊？哪能够怪怪禅堂这一法呢？ 都是因为你自己没有找到真正修行的道路，误入歧途。哎，所以有的人说，这净土法门是异行道，说我们这个禅宗呢靠自己了生死开悟的这个难行道。嗯 男性也好，异性也好，这个道都是人走的，啊，不是因为异性我们都走异性道，说这个男性，呃，就人走的就少，那不一定。把这个理路搞清楚，啊，刚才我们说的。 二种根本，这是两个根本，一个是无始生死根本，一个是无始菩提涅槃，这两个根本，你搞清楚了，你就会有自知之明，也晓得自己是处于什么境界，处于什么地位，啊，自己的知见正确不正确？ 完全靠自己哈古道这个肚子里，像哈古道一天到晚的，啊不着魔，上哪儿跑啊？不走正路，咱必然走到邪路上去，只有这两条路啊。那你说走什么路？要不就正路，要不就是邪路。正路就这一条，离开这个正路，啊都是邪路。 你看看用功重要不重要啊？因为我们办的这个事情呢是大事，而不是那个什么，呃那些个什么不相干的鸡毛蒜皮的小事大事。什么大事？了生死的大事。怎么能够调以清心呢？随随便便的？ 自说自话的，就想用功办道了。你们自己想想看，啊，有好多出发心跟我差不多的，都是在这儿盲修瞎练。广门寺这支香要保持正法久住， <coughs> 正法。 你要走到邪路上去，那就不是正法。什么叫做正法？两种根本，啊，你能够明了了，啊，认识无误。一个无视生死根本，记住今者，宇宙众生用攀缘心为自心性，啊，这个在禅堂里讲呢，从来认识神 这个视神呢，就是我们现前这一念心。人人坐在这儿，不都有个心吗？你听我讲话，那个耳朵没得用啊，哎，哎，没得心，你光有耳朵，你也听不到我讲话的。啊，你一起分别，这个心呢，就是视神。啊，一起分别，就是落在视神边，这就是生死。 我们一天到晚起心动念，看看是不是用这个盘圆心。如果你起心动念，昼夜六时都是用的盘圆心，那你一那你一天到晚都是造的生死，是不能够了生死的。这个陋室，它就专门造生死，它别个都不会造。 你叫他了生死，他不会了的。他不是了生死的基础，而我们一切众生离开了这个妄想心呢，就没有办法了，把这事儿做了。从无量劫来，就是靠着它。 轮转六道，出生入死，啊！而现在还是执着的牢牢的，用这个起势啊，执着啊，说我，啊！宗国下讲用功啊，讲用功叫离心意事参呐，离开心，离开意。 还要离开世，这个心意识，生死的根本，要离，离开心意识残，你看看这个是怎么参法的呢？嗯，有的人说，他我也不思善，不思恶，哎，我就一天到晚写。 经中不是讲的吗？歇即菩提呀，我就得歇，嗯，歇了半天，歇了一辈子，歇了一个没不动的那么一个妄想，哎，就这这个都不动了，妄想还是那个妄想，还是那个心，怎么能了生死呢？ 经中告诉我们的，禅宗说起来是离语言文字，不离语言文字，啊，也不离语言文字。什么叫不离呢？就是不执着语言文字，语言文字都是标月纸但是这个标月纸 能够指指你看到那个月，如果指的不对的话呢，那个月也就看不到。这叫你，这就是说不利文字呢，叫你不制作语言文字。如果说是禅宗道场是不利语言文字，那么禅宗讲话也不讲不讲啦，啊，叫你不制作啊。 不执着，用一切语言不执着，这叫做无助生心。这个无助生心，因无所住而生起心，这个两句话呢，听起来是非常平常的。凡是念过《金刚经》的，都会都会念“因无所住而生起心”呐。啊，你要再认真的解释解释。 就困难了。禅堂参念佛是谁，就是用的这个功。祖师立教立法，夫夫道通，夫祖道通，他没有两个道理，哪有两个道理呢？ 而且我们这个宗门下注重于行门，不注重于讲说的。 <clears throat> 讲说讲说讲讲说说，那也就不过是为初发心的人，哎，呃，引引路而已。 生死的根本，我们要了生死。什么叫做生死都不晓得，你这个生死怎么了啊？从何处了起？了什么东西呢？都不晓得。不是像一般人说的我了生死哦，我去了生死，说搞不寺了生死去，了生死去。什么叫生死呢？不晓得。啊。 那难道说我们作为作为出家的人，啊，出家多年了，无论你修哪一宗哪一法哪一派，他的目的都是要了生死的。我不晓得什么叫做生死，怎么疗法的呢？所以《楞严经》。 把这个几句话呢，看作是非常重要的开悟的能言吗？啊，两个根本，生死根本晓得了这个生死了了，为什么两个根本呢？一个是业，一个是果。 啊，菩提涅槃，菩提是果，涅槃是果果。涅槃呢，就是菩提所进驻的地方，这个果果。无始菩提涅槃是什么样子呢？它就是原清净体，本来清净的性。 更无依法心，这个圆形定体成为无始菩提涅槃的根本是什么样子？你不要听着我说圆形定体，圆形在什么地方啊？你处处回归自心啊！一切一切法、一切语都不能离开自心。 你一听到东方，你这个你就你这个你这个思想跑到东方去了；一听到西方，就跑到西方去了，那你就忙死了。法界圆融体，作我没有一法离开自心的；迷了这个心呢，成为施法界；悟了这个心呢，那就是一真法界。 一真法界与十法界是一而不是二。我们现前这一念心，就是我们当人这一念心，这个妄想心。那个冷云居士说呢：“记住今者。” 与诸众生，世经圆明，能生诸远众生这个心啊，是念念生灭的，它不会停止的，而且念念相续的，不会停止的。啊，不期然而然，不叫他这个样子，他就是一天到晚就是这个样子的。 能生诸缘，能生诸缘什么缘呢？缘者是外境，一切外境都是我们自己心造的。嗯，云天不教生残细，境界唯缘长六粗啊。那个境从哪来的呢？外来的，都是自己造的。自己造的，自己去攀缘。 哎，什么是我们的本自清净的这个心呢？就是缘所依者，就是你不去攀缘，歇下来，这个地方，这就是菩缘菩无始的菩提涅盘，这是根本。 世经圆明，这反正谈到个世呢，都属于生死的，都属于迷的。八世那个八世，就是生死。啊，你不你问八世八世什么东西呢？八世是生死啊，转世成智嘛，那才能是了生死啊。啊，三界唯心造，啊，万法唯识变，说的那个心。 那个心呢，就是妄心。啊，说的那个事呢，啊，那就是八事，第八事，八事就是生死的根本呢我们这个八事，我们这个人都有个八事呢，去，呃，来先去后做主公的这个八事。 是要转呢？转世成智，成世就了；转，转八世成四智，要转的。既然讲转，体是一个，不得两个的，啊！迷的时候呢，就个八世；转的时候呢，那就个真如，啊！ 这些东西呢，都在什么地方啊？都在我们当人一念。你们处处一说就往向外持求，这是个麻烦事儿。把这两个两个根本认识到，你们自己现在用功，自己晓得我现在处于什么地位。 <clears throat> 原清净体本来是清净的。 我们就拿这句话来衡量衡量每一个人的心态，你这个人的心清净不清净？啊，自己对自己回答回答自己，你看你这个人清净不清净？你说你开悟了，开悟了，这个心呢，就是要一个清净心的。 你这个心不清净，你说开悟了，你说你怎么样子，那是不现实的。嗯，菩提涅槃原清净，本来是清净的，那你现在清净不清净的？如果本来清净的，我现在也清净，啊，那是本末合一。 像《法华经》中讲的“如是本末究竟等”，本末就究竟一样的。我们自己衡量衡量，我们这功夫用的什么样子？心清净不清净？清净到什么程度？粗妄有没有？细妄有没有？你的烦恼有没有？二六十种啊！睡觉做梦有没有？ 千万不能够狂妄，这个狂妄之心，那就是给魔钻空子的那个地方。这个狂妄之你晓得狂妄这东西什么东西啊？魔就在这个地方钻你的空子。一个有道的人，一个没道的人，他的气氛跟人家不一样啊。 哎，绝对不一样的。你看我这个禅堂里，像在这打气啊，打气，这个就是这个就就是试金石啊，啊，又是个质检站，都要受到检验。你那个金子是真的是假的，我这个地方就是试金石，哎哎，那个一试就晓得是真是假的。 这不还是很清楚吗？你不能说我这个肚子里的事你怎么晓得的？啊，还有人家不晓得的事啊别人不晓得，你自己应该晓得你自己呀。有道无道，自己知道。如果自己都不知道有道没有道，那你就说明你这个人是糊里糊涂的，没有自知之明。 没有自知，你们糊里糊涂的不走前路，走到什么地方去啊？那个正路，正路呢，是正大光明之路，清清楚楚。禅堂讲念佛是谁，讲用功，啊，有了功夫就有见地。现在的人。 就看你的功夫，所以对现在的人说呢，但贵子兴履，不贵子之见对于古来的人呢，因为他那古来这些人呢，哎，他的善根深厚，说是但贵子之见不贵子兴履。就是古人，什么叫古人？就是过去的人呐，善根深厚。 像我们现在这些个不正常现象的，一般进入打气是没有的。说不讲话，你也不要说讲规矩了，哎，不许讲话，他自然不讲话。他心心向道吗？痛念生死啊！他哪里跟我讲话呀？ 所以现在的人呢，就看你的心理，看你的行为。啊，你有那种行为，说明你是个用功的人，啊，有开悟的前途。你这个行为摆在那个地方，还不如一个不用功的人。啊，你怎么能够用？怎么能够开悟啊？嗯。 社会上的人，啊，如果说一个作为一个啊，这个这个呃呃有作为的人，作为一个大人，啊，他呢都谦虚的，没有不谦虚的。善财童子五十三参，参五十三位大善智，那个五十三位大家都非常谦虚的，谦虚的不得了，没有说。 我这个善知识，我什么都晓得，啊，都谦虚。那我就晓得这么一点儿，啊，你要想怎么样子嘛，你就我给你介绍，你到什么地方参都谦虚的。哪不是现在的人可不得了啊，狂妄自大，嗯，狂妄自大就给这个魔王呢钻了空子，非常是危险的。啊，如果说我们犯了戒，造了罪，下地狱好办。 啊，那个遭了魔啊，那是相当困难的，否则没得办法。那可不是怪搞门事啊，搞门事没叫你着魔啊，你自己走的路，而且你自己带的来的，啊，你还不能影响搞门事，是吧？说错打圆仗，大家就心了。 本来是最容易的， <clears throat> 但是现在这个禅宗这一法变成了最难的，呃最难搞的。难在什么地方呢？不得欺慢而入。 找不到这个门儿， <clears throat> 怎么用功啊？啊，不晓得怎么用功。一晃，打七都打了三个七下来了，嗯，还没上轨道呢。 这当然，这个话呢，是对那个不会用功的、不得欺瞒而入的人讲的。这禅堂啊，啊，水平不一样， <clears throat> 也有高水平的，也有低水平的，高也好，低也好，在禅堂里边。 都要照顾到。参这个念佛是谁？你说他有什么难呢？不不得西门而入，为什么不能入这个门呢？他不相信。 信未能入，那个《大智的论》中讲的“佛法大海，信未能入，智未能度。 <clears throat> ”你要修哪一个法门，都要入这个门啊！参天佛是谁？为什么这么困难呢？啊！ 广门寺打这个禅期来自四面八方来的人，这个基础也不一样。有的人呢一向呢都是走修禅宗这这个法门的，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呃年年打七呀，啊。 有很多人都不是一年两年参加这个禅期了啊，有的人就参加个三年五年了那应该说会用功的啊，那也有的人呢是初来乍到的，啊，只是。 那个想象当中呢，羡慕这个禅堂啊，那么多的人都跑到高木寺的大区去，一定那个地方很好啊，这有这么一个随喜的这个心进入禅堂的，那也不错嘛。但是你要想到宗门下得到好处，首先要会用功。 可是至关重要的，而且你对参天佛是水这一法要有信心，用起功来还要得法，啊，这个得法还不容易呢。 <coughs> 这个宗门下，参天佛是水，起疑情。 这是其他法门是没有的，没有哪一个法门说是用些功来起疑情的。那念佛也不要起疑情啊，啊念经也不要起疑情啊，啊持咒也不要起疑情啊，修观也不要起疑情，可唯有宗门下这一法，哎，叫个起疑情。 这有人讲啊，他说：“是现在参念佛是谁，参一个死话头，啊，规定一定要起疑情。”他说：“过去那个禅宗那些个祖师，也不是专门参念佛是谁的，啊，好像是他们也不起疑情，他们怎么开悟的？啊？” 啊，有人这么想啊？他说：“现在咱们就以王新伟的起义情，不疑不悟，小疑小悟，大疑大悟，啊，要想开悟，那就只好起义情。 <clears throat> ”但是过去的那些个祖是哪个起义情的？嗯？那么过去的祖，传统的祖师究竟起义情不起疑情呢？啊？ 过去的组织还是起义性的，啊，没有物以前都是从一而误的，一，是物的因，因一而悟的，这个在几年以前。 有一位日本朋友，他是到中国来做生意的啊，他信佛，是个佛教徒。啊，这个什么，这个山本大夫，他的母亲呢，活一百零五岁，身体健康。他呢，还相信禅宗。有一天，他跑到大明寺。 就这么扬州那个大明寺啊，当时那个税税老税强大和尚还在，他不相信禅宗啊，他就提一个问题，就问这个税老，他说你们这个宗门下有这么一段故事，有这么一啊有这么一个有这么一个有这么一个公案。 像这个麻三金，啊，这个我们是旧话重提呀。这麻三金，什么这个麻三金呢？当时，大们说这个税老呢，税老因为他过去对宗门下呢不太留意，啊，没给他正式的回答，哎。 他就跑的，他就跑拿着这句话呢到高密寺来，呃，问我。啊，从这座宫呢，看过去禅宗的祖师接人是怎么接的， <clears throat> 那就是当初呢有这么一位善知识。 有一个学人呢，亲近这位善知识，请问佛法，啊，就像我们现在请问佛法。他说：“请问，呃，善知识啊，可是大和尚啊，啊，他说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啊禅宗嘛，讲祖师西来意。那么这位善知识怎么回答他的？” 他说：“麻三斤人家请问的人呢是请问祖师西来意。要是按照现在来说嘛，这有问必答，答在问处。哦，祖师西来意，那就说了一大篇啊。达摩大师从西方来到中国弘法啊。” 那么这个祖师呢，他不是这么跟人家回答的，他就回他一句，叫做“麻三金”。麻呀，就是我们呃编草鞋、搓绳子那个麻。 <clears throat> 这个麻三金跟祖师、跟祖师西来意有什么关系呢？ 你说这个麻三金跟祖师西来义有什么关系啊？嗯，我问你，祖师西来义，你回答我麻三金。这个麻三金跟祖师西来义有什么关系呢？可见在禅宗过去的祖师接人。 都是这一条线啊！如果说你要是请问一个一个一位善知识，你要问佛法啊，他不正面回答你，他不跟你正面回答，他就跟你还是麻三斤呐，啊啊，还是什么青州的布衫了嘛，这重七斤重啊，就给你这么回答，你怎么接受啊？ 这就叫做移情，这就叫移情，啊，移情就从这儿来的，啊，我问你，祖师西来或麻三姐，麻三姐什么意思啊？他不就奇情吗啊，如果他的机缘成熟了，当时就开悟了。 那个临济祖师，每年禅堂里都讲的啊，是我们这祖师啊，我们这临济宗啊，临济义玄祖师啊，参了黄波，三次问话，三次挨打，哎，一打我问你佛法，问你这个祖师的弟弟西来大意，你也不跟我讲，啊，劈头盖脸就是一顿一顿棒子。 他心里不明白呀，这不明白是什么东西呢？不明白就是一处，就是移情，啊，所以他的因缘不在黄布而在大禹。到了大禹哦，那两几句话就开悟了。 而现在呢，我们参念佛是谁，规定下来，参这么一个死话头，死话头，死话头，就是你这个啊，叫你叫你这个妄想要死下来，死在什么地方呢？死在疑情上面。 这个移山话的禅宗这一法，这个移情妙不可言呐！啊，释迦牟尼佛在灵山会上年华示众，那百万人天大众，啊，这个疑团呢都被打破，只有迦叶尊者，哎，打破了疑团了，说他开悟了。 百万人天大众妄错，不知道什么意思，不晓得释迦牟尼佛什么意思，啊！今天这个释迦牟尼也不讲话，也不说法，粘土花起来了，所以百万人天都没大都都没开悟啊！啊，假设开了悟了，所以释迦牟尼佛给他把这个法就传给他了，嗯。 啊，不是一个道理吗？一个什么道理呢？就是叫你这个心不能住，啊，不能住啊，不能住在一个地方。如果说你问西来大义，我就给你讲西来大义，你就住在西来大义高头，那不得开悟，永远不得开悟。 哎，人家讲来讲去是人家的，不是你自己的，怎么能开悟啊？有那么两个和尚，在外面散步。 走到一棵柏树底下，那个柏树啊，柏树有结那个柏树籽儿，这个柏树籽儿嘛熟了，就落在地下。这两个和尚，一个甲，一个乙，两个人，那个甲啊。 那个乙呀，他们两个人在地下走的时候，这个甲呢心里就想了：他说我们这个佛法啊，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皆能成佛，情与无情同源种质啊。说我是个有性众生能够成佛，无性众生也能够成佛的。这个话不是我说的吧？ 情与无情同源种质。那么这个柏树子是无情啊，这个无情这个柏树子什么时候成佛呀？他忽然心里起了这么个念头。哎，他会回过头来就问这个姨，哎，他说我们这个佛法讲情与无情同源种质，说这个柏树子什么时候成佛啊？ 你看那个乙怎么回答他？他说：“虚空落地了，白树籽就成活了。”哎，这个甲一听，心里想，就犯嘀咕了，说是这个虚空落地，这个虚空，虚空什么时候落地呀？啊，这个虚空，你们这东西啊，空的。 这虚空怎么落地呀？啊，如果是有个虚空，虚空什么时候落地呀？他心里就这么想的，他就又问了，啊，他说问这个乙呀，他说你说这虚空落，那个虚空什么时候落地呢？啊，你看这个乙怎么回答他？他说柏树子成佛。 虚空就落地了，一个虚空落地，一个是柏树子成佛，你看看，叫人家这难琢磨啦。这个移情呢，哎，疫情有了吧？嗯，疫情有没有啊？ 白树子什么时候成佛啊？等虚空落地。那么这虚空什么时候落地呢？等到白树子成佛，他就跟你这么回答的。